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一百零五集。话已说完，洛寒和天宇星君告别。临走时，天宇星君嘱咐道：“五日后会有人来接你们。这次涉及镇魔时，行动要保密。” 人数不宜太多，所以只有你和林清霄跟去。你们两人路上小心。是，多谢星君。星君路上慢走。洛寒把天宇星君送走后，才刚走回去坐下，就看到林清霄从外面回来了。洛寒惊讶：“你怎么回来啦？我以为你要耗很久。”问话而已，能花费多久？林清霄看到桌子上的茶，说。 天宇星君刚走，茶水还冒着气，可见人离开没多久。洛寒没料到这么一照面，林青霄就推出许多细节。他点头，没错，我刚刚送天宇星君离开，大概你们不是一个方向，所以恰好错过了。林青霄看着眼前剩下的茶水，大概能推出洛寒和天宇星君说了多久。他特意避开我，和天宇星君说话。 多半是为了我和林重玉的事情吧。洛寒没注意林清霄在想什么，他随口问：“你呢？你和天帝陛下说了些什么？玉清宫是什么样子的？”天帝问了出仙石的事情。林清霄伸手给自己倒了杯茶，放下时不慎落下几个水滴。洛寒看到正要找东西擦拭，就见林清霄指尖蘸着水滴，飞快勾了个绝字出来。绝。 什么诀？洛寒脑中灵光一闪，一下子明白过来。莫非林清霄是指玄灵深渊？天帝除了问诛仙时还发现了林清霄曾去过神域。也是，林清霄龙丹缺位，平常人看不出来，已经修为顶端的天帝必然能看得出。那是不是说明天帝能看出神的气息？洛寒突然紧张起来。 果然，他今天没跟着去是明智的。虽然他知道天道和天帝其实是合作共赢关系，但是在彼此实力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，洛寒并不敢冒险。林青霄写字，掩饰在他擦拭水迹的动作中，顷刻间水渍就干了。洛寒知道这里是三清天，有些话不方便说，尤其是事关天地的，于是他点点头说。 这就好，这些事毕竟危险，我们以后要小心些。洛寒的话模模糊糊，隐约含着另一层意思。林青霄见他明白了，便说：“无妨，不用紧张。陛下仁德，心胸宽广，这些事他会处理好的。”林青霄本意只是提醒洛寒，毕竟天地认识残念，说不准就能看出来。洛寒，洛寒看起来并不愿意暴露身份。 所以林清霄才提前提醒洛寒。但是若说天帝会对洛寒做什么，也不至于。天帝身为天界至尊，经过了重重心魔考验和天雷正道，不至于连这点心胸和大局观都没有。有林清霄的话，洛寒多少安心了些。其实若以天帝之能，天帝若是想探究，从他踏进三清天的时候，就会被查得清清楚楚。 但是天帝至今没动静，说明那位并不想刨根问底。洛寒突然有些好奇天界的传承制度。仙界是帝王制，而且和魔域不同，仙界的帝王是实打实掌权的。既然是封建帝王制，那为何地位传承不像凡间一样世袭，而是又采取了禅让的模式呢？洛寒问出来后，林清霄说：“这样不好吗？” 选贤举能，不拘一格，地位就该能者居之。林青霄这个思维模式实在太龙族了。洛涵看着眼前一脸理所当然的林青霄，觉得自己有点明白了。对呀，能者居之。龙族对自己的后代最狠，所以最后能参与绝除的都是龙族，享受着禅让的美名，却又拥有世袭的利益，里里外外都赚得盆满钵满。 岂不美哉？林清霄便是这样极端的物竞天择主义下的牺牲者以及贯彻者。他前半生的苦难以及后半生的传奇，都与这几个字密不可分：成王败寇，胜者为王。龙族这样残酷的教育理念，也不知是好是坏。就如林清霄的性格，洛寒很难界定。 他这样的性情，该说是强者注定的宿命，还是该说这是个彻底的悲剧？说起这个话题后，洛寒明显低沉下来。林清霄不动声色问：“怎么了？你不认可天界这样的选拔制度？”不是不认可，一个制度能传承于世，必然有其不可取代的优势。我一介外人，现在就做评价太武断了。 我只是感慨个人命运。算了，个人命运本就和集体密不可分，人各有志。洛寒换了个话题。我在希尔米海内听人说起过易华轩，易华轩和当今的天地是什么关系啊？洛寒似乎有许多感慨，但说出来时又全部打断。他在顾忌什么吗？林清霄顺着他的意转移话题说：“陛下姓易。” 和易华轩是本家，易华轩的曾祖和陛下同源，他们家算是与陛下血缘最近的一支。故而昆山一直是他们一支当家，易华轩是昆山少主，府一出生就声名在外，广受关注。现在在天宫不方便说，但是很容易就能听出来，林清霄说的是易华轩备受关注，是众人心照不宣的太子人选。毕竟天地无子无女，兄弟俱允 易华轩这一脉是和天地血缘最近的人了，天地的近亲后裔当然备受关注。洛寒听到这些话，突然说：“你也备受关注啊！你一出生就引发天地异象，亦是万众瞩目的天才。”林清霄没料到洛寒会这样说，他怔了一下，失笑：“这不一样。”“怎么不一样？你只是身份被人替换了而已。” 事实上，天才一直是你，苏怡芳四处炫耀、引以为傲的儿子也一直是你。林清霄微怔，一时没有接话。洛涵附住他的手背，用力握了握。你不比任何人差，你是许多人心中的骄傲。反正，在我心中，你就是最好的。叶子楠一出门就听到这么一句话，他鸡皮疙瘩窜了一身，默默转身打算关门，但是紧接着。 他听到洛寒接下来的话：“你看，不久前我们还在大明城，现在已经坐在三清天。人生的际遇就是如此奇妙。古琴星君对你倾囊相授，天宇星君对你赞不绝口，叶子楠视你为最靠谱的队友，邹继白更是把你当作人生目标。这只是开始，等以后你会有很多朋友、同伴，甚至眷侣。眷侣最好不要很多，一个就够了。” 曾经未曾接纳你的那个世界，只要你愿意再试一次，就会发现，其实很多人都很喜欢你。叶子楠愣住了，花园中安安静静。洛寒说完后，林清霄也陷入沉默。洛寒记得他第一次看到林清霄的时候，那时候法术剑矢到处乱飞，他站在高处，冷漠的让人害怕。洛寒只觉得这个人无情无欲。 无心无肺，这样一个人是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的，所以他执意发动战争，执意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。那时候，洛涵以为林青霄从小就不是善茬，可是穿越过来后，他亲眼看到一千岁的他受伤坠崖，看到他为了旁人的一丁点善意赴汤蹈火，他为了得到亲人的认可，几乎把自己逼到绝境。然而。 越争取越绝望，临到最后被放弃的还是他。如果说后世的林青霄是一块没有弱点也没有情感的寒铁，那现在的林青霄就是一块晶莹剔透的水晶，看似清冷强大，其实很脆弱。他从未得到父母的认可，那就由洛寒来告诉他，他已经做得很好了。 他会有新的亲人朋友，他会有忠心不二的追随者，他会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耀和权利他理应不必羡慕这世上任何人。林青霄似乎受到触动，良久未言，一时间只能听到风吹过的声音。此时无声胜有声。突然，一个喷嚏破坏了气氛。叶子楠有些尴尬的揉了揉鼻子，说。 呃，风有点大。既然已经被发现，叶子楠索性坦然地走出来。他厚着脸皮走到玉桌旁，自来熟地给自己倒了杯水。刚刚我睡觉的时候听到院子里有动静，是不是有人来了？谈话被打断，洛寒也不好继续说，只能顺势转移话题。天宇星君来了，五天后我们要去南海，到时候院子里只剩你们两人，你们自己小心。 叶子楠嫌弃的啧了一声：“我还在这里坐着呢，你就分起我们你们？怎么？难道只有林清霄能被你划分到自己人的阵营里？”你少贫嘴！洛寒瞪了叶子楠一眼，警告说：“别开玩笑，我认真和你说呢。”啊，好，好，好！叶子楠无奈的点头：“我记住了。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。 下集更精彩哦！